第十八集，酒吧街虽然是建在大学城，但也不太平。学校里时常有女孩子在这条街的巷子里被混混或是醉汉侵犯的新闻传出。林和西偶尔过来喂猫的时候，也能在垃圾桶旁看见许多空掉的针筒。他及时闭上嘴巴，与油虫短暂的对视一眼，动作利落的弯腰捞起地面的塑料袋，和对方朝外走去。 重叠的脚步声和人声却越来越近，显然是直接朝他们的方向而来。随着距离的缩短，甚至能够逐渐听清那些人话里的具体内容。有人朝地面吐了口痰，语气异常恼火：“呸！操，真他妈晦气！找个妞出来陪我们玩，谁知道半路上被不知道从哪钻出来的人截胡了，把人给带走了。”另有人道。 这地方还有谁能从你手里抢人啊？先前说话那人冷笑一声：“哼，当然没人敢从我手里抢人。是那妞不怎么老实，骗我们说要去买蛋糕。面包店里人太多了，我们就站在门口没进去。谁他妈知道？他早就联系好了人在里面等着他，把他从后门带走了。等我们追过去的时候，人已经没影了。”那人说完，又问了一句。 那小子还没到。第三个声音插进来道：“我们定好了下午六点在这条巷子里碰面。”对话声戛然而止，听到巷子里由远及近的清晰脚步声，那些人在巷子口停下脚步，恰好与林和熙和游虫迎面对上。巷子尽头通往另一条路，有人从这里过，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几个混混打扮的人没有过多在意他们两人。 林和熙走在尤崇身侧，余光轻描淡写的从那五人脸上扫过，有四个人是生面孔，剩下被围在中间叼着香烟、穿背心露纹身、身材结实健壮的人，他倒是不久前还在面包店那儿见到过。收回视线，林和熙跟在尤崇身旁，目不斜视地从五人面前走过。他很肯定的是，那三人并未见过他的正脸，而他身上穿的。 也是再普通不过的 T 恤和牛仔裤，难以辨认。只是他有点失算，出来混的人大多眼光毒辣。那人虽然没有见过他的正脸长相，却对他的背影和后脑勺印象深刻。与那部人擦肩而过的下一刻，站在中间抽烟的年轻刺头冷不丁地开口道：“站住！”两人对他的喊话皆是充耳不闻。 剩下四个跟班倒是异常机灵的围了过来，拦住他们的去路。林和熙低眉顺眼的站在尤崇身边，始终沉默不语。尤崇率先掀起眼皮来反问：“有事儿？”“的确有点事儿。”抽烟的刺头慢吞吞走向两人，目光锐利的打量他们，最后将视线定在林和熙的脸上，渐渐笑出声来。 你这个朋友跟我结了点梁子，不过跟你没关系啊。你现在可以走了，但是他不能走啊。尤虫闻言看了林和熙一眼，不咸不淡的陈述事实：“他不是我朋友。”毫不意外，尤虫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刺头冲拦路的跟班们扬了扬下巴：“不是朋友更好，让他走吧。”平日里那些故意给对方添麻烦的小打小闹不算什么。 真正遇上事，林和西反而不愿意牵连到旁人。他神色平常的对尤崇道：“你先走吧。”尤崇没有走，而是将始终挂在指尖的车钥匙丢进裤子口袋里，目光深深望向他，审视他片刻后道：“我以为遇到这种情况，你巴不得求我留下。”林和西道：“你既然不是我朋友，还留下来做什么？” 尤冲没有说话，他敏锐地察觉到，此时此刻林和熙所有的言行都与过去两周里他认识的那个林和熙，以及他从别人口中听说的那个林和熙差得太远。眼前再度浮现出对方蹲在地上喂猫时，面容懒散地伸出指尖去轻挠流浪猫的画面，尤冲心底渐渐生出几分异样来。 然而，当前也无暇再去探究那些导致他对林和熙的认知出现强烈偏差的深层原因。视线再度扫向面前那些人，尤冲缓缓扬起眉间。他虽然不是我朋友，但是他的人我也要一起带走。刺头面带微笑的击掌，面上渐渐露出狠意来。 <laughs> 既然你也不想走，那就两个人都他妈别走了。 拦路的几个混混转身踢倒墙边的垃圾桶，弯腰捡起地上的空酒瓶，朝林和西和油虫围拢上来，显然是不打算亲自动手。领头的年轻男人退出包围圈，靠在墙边重新点了根烟，语气阴冷的发号施令：“给你们一根烟的时间啊，给我把他们两个揍趴下！”岂料半根烟的时间都还没过，他们这边的人就先被揍趴下了。 四个混混举着空酒瓶，凶神恶煞地冲上去。林和熙歪头，轻松避过，举起手中的塑料袋，裹着烈烈风声迎面砸向那人的脸。下一秒，矮身躲过身侧重重敲过来的玻璃酒瓶，他抬脚踹上那人的腹部，将那人连带着身后被塑料袋糊满脸的人踹倒地上后，甚至还有空余时间偏头去看油虫。本该两手空空的油虫。 此时已经将空酒瓶从混混手中缴过来，显然在对付那两人的过程里，是比起他还要更加游刃有余。从两人打架揍人的方式上，不难看出，游虫多半是从小受过相关的专业指导和训练，而他却是全凭自己的拳头，一路从混混堆里打出来的毫无章法的野路子。林和熙哼笑着朝对方竖起大拇指，语调轻松的隔空喊话。 玩过拳皇吗？油虫丢开手中的空酒瓶，并未搭理他。许久没有打架，血管里的血液轻轻沸腾。林和心满脸兴致盎然，锲而不舍地朝油虫喊：“哥，游哥，虫哥，你倒是给我回个话啊！”油虫相当不耐地转过脸来：“ <coughs> 你能不能把嘴巴闭上？”得到来自对方的回应。 林和熙眼中浮起几分跃跃欲试，口吻里带着笑意道：“我们来比一比。”油虫却拍了拍手，瞥一眼瘫倒在地的那两人，准备收尾了。靠在墙边抽烟的刺头面色发汗，丢下手里尚未来得及燃烧过半的烟，右脚鞋底轻抬，落在那根烟上用力碾压，捡起滚落至脚边的玻璃酒瓶。 对墙重重敲碎酒瓶的瓶底，神色阴沉地握着玻璃间外露的半个酒瓶，朝林和西走去。路过那几个瘫倒在地的人时，男人更是怒不可遏地抬脚踢去：“臭 <laughs> 货，还不快点都给我爬起来！”被揍得鼻青脸肿的混混们再度从地上爬起来，从散落满地的垃圾堆中翻出木棍加入战局。他们不再管油虫，径直朝林和西而去。 林和熙解决几个混混是绰绰有余，却还要时刻提防那刺头从背后阴他。尤虫过来替他挡掉混混手中砸下来的木棒，恰逢林和熙抬腿踢开另一人，转头道了声谢，却还没来得及说完剩下的话，余光就见那在阳光下折射出刺眼光芒的尖锐玻璃朝着自己太阳穴的位置扎了下来。他眼疾手快的矮身躲到尤虫身后去。 猝不及防成了对方的盾牌，尤虫满脸的错愕和愠怒，却还是伸手替他挡下了极有杀伤力的碎玻璃瓶。放心的将刺头交给他，林河西转而去替他清理外围的几个混混。那刺头打起架来比几个跟班要狠厉许多，见玻璃瓶被油虫挡下，又丝毫不给人喘息机会的羊拳砸来。 尤虫甩开他握玻璃瓶的那只手，侧身避开破风而来的拳头，转头面容冷硬地踹开从背后悄然靠近的人。因而察觉到耳边传来凛冽风声的那一刻，他已经来不及去躲刺头手中对准他肩头敲下来的碎玻璃瓶。尤虫在极短的时间内调整站姿，意图将伤口的面积和深浅降至最低限度。 电光火石间，余光里却有一条手臂横穿而过，紧紧贴着他的背脊，替他挡下了砸过来的碎玻璃瓶。瓶口碎裂炸开的声音，混杂着玻璃渣嵌入肉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清脆中夹带着沉闷。油虫眼皮轻跳，面上掠过淡淡的蒸色。 他握住林和熙完好无损的右手，动作极快地将人拽向自己身后，抬起拳头砸在刺头的鼻梁和颧骨上，将人仰面揍倒在地。见对方倒地后又欲爬起，林和熙顺势上前，对准他的腹部和胸口补了两脚。早已筋疲力尽的混混们这才流露出恐惧的神情，飞快架起躺在地上已经是毫无招架之力的刺头，步伐凌乱地离开。